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，请问为什么要编写《口述非遗》这么一本书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每一个苏州人都为自己的城市骄傲。我们骄傲的基础有三点：第一是水。 苏州因水而昌盛，水是苏州人的骄傲。第二是人，苏州出人才，古的不说了，当今院士就有一百三十多位。第三就是艺，历史上苏州有各种各样的工艺，去年联合国给予我们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的称号，这是实至名归。而工艺大部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但是，一些非遗项目的现状不容乐观。 所以，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、见证人进行采访，目的是留下历史的记录，同时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、关注、保护非遗。为什么要采用口述的方式呢？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年龄都很大了，八十岁以上的有十五位，年龄最大的一百零一岁，有两位老人在接受采访不久成书之前就去世了。 应该说，这份历史文献是对非遗抢救式的保护，我们心里充满了紧迫感。苏州非遗项目保护的具体办法是什么？我们采取了区别性的保护办法，对于生存状态好的进行生产性保护，比如核雕、刺绣；不好的那些渐行渐远的、濒危的项目需要去关怀，还有的年代太过久远。 由于历史原因，已经抢救不活的进行记忆性保护，为什么会造成非遗今天的困境？大家有过思考吗？所谓遗，就是前人留下来的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。所谓非遗，是文化的东西，是古人曾经的生活方式。非遗建立的基础是农耕文化，可我们今天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从中国发展的历程来看，我们几乎没有经历一个现代的工业时代，直接进入了信息时代。在社会跳跃式发展的过程中，必然会抛弃一些东西。抛弃什么呢？很显然，就是那些曾经的生活方式。这就形成了中国非遗今天所面对的困境。六，苏州人最可能会为什么而骄傲？ 七、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八、对苏州非遗的保护措施是什么？ 九，非遗今天困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？十，这段话主要谈的是什么？